锵锵三人行，今天的北京阳光明媚，春回大地，我们终于等来了。听起来怎么像春晚的节目？ <laughs> 我们终于盼来了啊！我们敬爱的徐静蕾老师，咱们这个啊，单薄的掌声。哎这个徐老师，咱们我等了你真是很久很久，对吧？我都等成望夫石了。是，而且呢，准确的讲，我不是为我等，我是为了文道等，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俩是最佳搭配。 所以每次在北京碰巧他在香港，是哎，今天终于你说你们这个凑凑凑凑凑机会，十年一会得，十年十年前你们就有关系吗？没有没有，十年前是他上过你的节目吧？十几年，没错，对，十几年前了吧？那时候还有个明星三人行嘛，我刚刚才想起，他就坐在你的这个位置，嗯，要不说九九年吧，应该九九年啊，我们那个时候有个周末明星三人行，嗯，哎呦，恍若隔世啊。 那个时候他在这里啊，我刚才跟他说，我不是当你面夸你，嗯，我觉得那张小脸儿， <laughs> 我现在还记得，在这个地方，他当时是大学生枕边的偶像，是，不是？什么叫大学生枕边？的偶像？这应该怎么说呢？照片儿，就是他他的那种啊，是小鼻子小眼儿，那种特特清纯的那个样子，那个时候迷倒千万青年呢，青少年呢。然后现在历尽沧桑，不是我就说，看着都跟刚哭了似的。但是我我负责任的说，我觉得你今天，嗯，我。 这个女人啊，就是就是有韵味儿，有有魅力，嗯，对。啊，和尚接着夸， <laughs> 对，就是啊，再夸，而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不不，而 <laughs> 且咱咱咱开始夸夸夸夸电影，夸电影啊，咱们的这个商战爱情大片亲密敌人》。嗯，这个我就跟他跟他说啊，这个名字啊起的可能很多人爱看，你别看说不是特别出奇哈，但是呢，这种亲密敌人呢，嗯。 很多人会有共鸣啊，嗯，这有有有，昨昨天咱们还在讲这个话题，嗯，有的时候啊，可能真是前世的这个什么，前前世的亲家还是前世的冤家呀，就有时候你看每个人几乎都碰到这种情况，那一男一女两个人呐，这辈子啊就是这样斗斗，你说他是爱吗？可是他又是恨，是吧？还是就是那种你说最恨的也是这么两个人，差不多的，最最强烈的爱跟最强烈的恨都是执着嘛。 哎，这个国家对这个有解释是吧？也不是有解释， <laughs> 就是在我在我们看，这情绪是一样的，就你很强烈的执，把情绪执着在一个人身上，粘在上头吧，那不都很像这些？而且我觉得亲密敌人不只是男女关系，其实你想父母，我觉得很多关系，包括我们台词有句话说，就遇到一个好对手会让人变得更强大。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对手或者父母，比如我就觉得我父母从小让我做这个做那个。 我觉得他们就是我最大的敌人，但其实他们也是我最亲密的人。我小时候最没有理想，最大的理想就是不听我爸的话，就可以能够不在他眼前。这是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对，就是因为被控制、被管的太太严了，所以他也是我的敌人。就是如果在我那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这个一生当中啊，不管是很多关系，都有这种亲密敌人的那种。 关系在里面，这种很矛盾的那种关系。这真的是，就说这是冤家呀，还是亲人哈？我自己现在，你像我妈妈现在闹的这个这个病啊，这个心脏病啊，根源我现在想起来啊， <clears throat> 忏悔不已。就是根源呢，是她第一次这个心脏房颤，房颤呢。 哎，是在十几年前，很多年以前呢。我本来一直离开家嘛，但是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呢，跟我父母共住了一段时间。你知道吗？这一住，你突然发现呢，你们之间有多么的不能协调，然后你才发现呢，哎呦，我父亲的性格啊，原来是那样的这个强硬，那样的就不妥协。那个时候，你想我妈妈这个就担心这父子俩的这个冲突啊，这个矛盾。 就房颤，心脏就弄到医院就房颤。对，我觉得，但是你说又是那么样的在心里啊，是亲人呐，是亲人呐。其实什么人能伤害我们？不管是他故意的，还是他不是故意的，其实都是我们最亲近人。你说八竿子打不着有一人随便骂你两句，或者说你什么，你会很在意吗？不，不太会。反而是你家人有什么身体出问题了，或者他跟你的观念有冲突了，或者是他跟你想的不一样了，他又希望你按照他的方向走，其实。 其实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你真的 <tsk> 给给人造成深度的这个情感上的影响的。其实反而是最亲近的人。所以有时候啊，我觉得有些家庭比较让人难过的地方，就是大家明明很不应该在一起，但是又要在一起绑在一起。于是，在那个状况下，这个家庭有时候是夫妇，有时候是亲子，会变成对方的伤口跟对方的刀。嗯，嗯。就你，你既是你父亲的那把刀刺着他，但是你也是他的伤口。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啊，跟这个他的女人鏖战归来之后，啊，他 <laughs> 他就是说啊，他说我跟这个女的搞了几十年了，一辈子就是这样互相伤害，但是又那样的这个撕扯不开。但是后来他又感叹一句，他说其实女人呐，她都是好的。他说为什么呢？男人也都是好的。 <laughs> 哎，是他说呢，你说他能有多坏？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啊，他只有本事伤害爱他的人。 嗯，你就是男人也一样啊，不只是女人是这样吧？我觉得人都是只有本事伤害你，他在意你的人嘛，因为他不在意你，你怎么会伤害他呢？ 但咱们不是说那方面的伤害啊。对，但是你看，这就反映了你是这个这个在妇联精神指导之下呀， <laughs> 你这个做人呐， <laughs> 跟很多女人是有，跟很多中国的女性啊有所不同。哦，你说他，我就一直说他是妇联五字方针的代表嘛， <laughs> 自尊，不是自尊自立自爱自强什么自乐什么的，就是吗？哦，是吗？有这么个说。法？朝鲜话说他主体思想大放光芒，就是说呀。我是主旋律。对，没错，自主意识、自我意识，你看哈。 你很多女性，我们看到啊，她跟男人啊，感情在她的时间当中占的比例不一样。男的，我为什么说常常觉得还好一些？因为男的啊，可能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时间花在这个爱情这个部分，他还有。 啊，男的真的那么少吗？哎呦，那文道连百分之一都没有，也 <laughs> 不见得。不是，尤其是这个怎么说呢？有就是干事业的或者外面承受很多压力的男的，他有时候真的啊。你像有的男的跟女的，就是说我为什么对付不了你啊？嗯，你是百分之百的时间 <laughs> 对付我呀，我这公司老总在这开会，在线比较多。我百分之十的时间和智慧对付你啊。对，他这所以这个女的精兵简政，就是冲着你来。但是我觉得他呢。 就好就好在什么？你看，这就说明女人有事业，这就是个俗话，说是不是还是很重要？就是你有有有你的一个很大的世界。其实我觉得我不理解，人家说就是说男的工作特别难忙，就是顾不上女的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也挺忙的呀，我该顾得上谁，我还顾得上谁。我哪怕开会中间十分钟，我要想想到谁，我还是会想到谁。这是我觉得，当然也是说亲密敌人这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男人女人其实特别不一样。 可是呢，社会通常的规则是一男一女组建一个社会基本的一个像细胞似的东西，嗯，然后一辈子。但实际上这俩人，就比如你说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我不理解你说的那个。 <clears throat> 对，对，你就我我可能你说我是什么，我就觉得我是比较能站在两个角度去想一个事儿，就是不知道。我明白， <laughs> 但是呃，我估计啊， <clears throat> 我举个例子啊，我估计呢。 你呀，你要能找到一个，他不能跟你一样。如果是跟你一样啊，就难。我觉得似乎啊，就跟那个磁铁一样，阴阳两极一样。就是说，人也许没有男女之分，但是却有一个强弱之分， <coughs> 或者说强势和弱势之分。或者说，你比如说，是不是你这样的啊，就得跟一个我觉得比较小鸟依人的。 我觉得完全不是，这就完全是你的偏见。对， <laughs>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觉得工作也许我强显得强势，是因为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我是很就是说是要有逻辑的、很理性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没有那些情，其实比较理性，就是很很感性的那个因素在工作当中其实很少，但生活当中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强势。 谁说吃什么饭？比如咱们是朋友，你说吃什么，我就跟你吃什么。那是没主意。你对，我就觉得我干嘛要谁谁拿主意谁负责任？工作当中我拿主意我负责任，生活当中谁拿主意谁负责任？反正我不负那责任。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平衡，就是这说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很多人总是。 尤其这种想法都是招呼到女人身上，就看到一个女人做事儿做的比较好，做的比较多，大家说哎呀，她一定很强悍，她一定很强势。嗯那那个，首先第一，女人是不是事业上做多点就叫强悍强势？如果照这个讲法，所有男人都应该很强悍、很强势，不见得。第二，我们就把这个所谓的强悍跟强势延伸到她的私生活上。嗯，我想起来以前看过一个人写，他说。 那时候去看柴切尔夫人，英国以前那个首相不铁娘子嘛，啊撒切尔夫人你们叫，然后呢，她就很惊讶的发现那天是撒切尔夫人在做菜，嗯，然后呢，过一阵子之后，老公还出来吆喝，这这这怎么这样？我说呀，不好意思，是不是？还教训她就是很正夫刚啊然后 <laughs> 老公在家，然后就觉得那她觉得自己是不是在看戏还是怎么样？觉得太奇怪，为什么这所谓铁娘子？ 没想到在家围围裙做饭，然后还要想这个那个。 要显得不是那么的强势，但我觉得这很真实嘛。我也觉得这很正常。我觉得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是很意外的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种所谓成见也好，或者好像就是你在这个部分是这样，其实你窦文涛你也不是永远都是你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的样子，对吧？小鸟依人呢？对呀， <laughs> 我觉得很有可能的。但是说明你不够强悍吗？当然也不是。他还真不够强悍。 <laughs> 可是你坐在这儿，你看你坐在中间，我们两个人都在这儿跟你讲话，你就显。 领领导让这么做的， <laughs> 哎，好，那所以啊，谁跟谁都可能是亲密的敌人，所以呢，咱们大家看一段这个商战爱情大片，一分二十秒。我这次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那希望你帮我查一下。他来这里是做什么？小云没那么容易。 Obviously, an immediate response. Twenty-four hours, making the world governments continue responding. There is a mole. 你怎么知道是他？你要的是赌价高，我要的是真相，我要的是公平。We will not go down without a fight. 资金非常困难，应该去买六合彩。妹妹，越快乐越悲伤。 almost circumstance. 为什么会让你变得更强大？终于把我真正的刚才咱们看着了世界各地啊啊！ 我还看着很亲切。咱们刚刚我从英国回来，对吧？对，你是不是挺爱好旅游的？其实我的旅游不是那种旅游，我喜欢就是到一个地方待俩月，就在一个地方。我不喜欢，比如说一个月咱们去十个地方，或者七天咱们去三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很可怕。所以我的旅游就是我会在一个地方一住就是两个月，嗯，就是或者一个月两个月那种的。这演员导演比主持人强啊！ 就是你人嘛，那这不可能。的，你天天在这儿，不是你喜欢伦敦吗？我喜欢。我以前呢，我第一次去伦敦是我弟弟那时候在那个那边上上学，我带我爸妈去，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特别漂亮一个城市。我这次去拍戏呢，我就觉得我是又特喜欢又特别恨这个地方，就那因为你去工作跟去玩的状态不一样。欧洲人工作很慢。 嗯，就是我们就是慢，我觉得我们就说他他们在慢动作的工作，因为我们从香港过去嘛，而且他们就是工作时间的限制啊，然后包括。 就如果你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哈，你会觉得太好，我以后要在伦敦工作。没错。可是你作为一个导演来说，你就是觉得下次我要把所有的人都带成我们自己的人到这儿来工作， <laughs> 因为你完全不习惯他们那种工作，太真的太慢。我旁边那个帮我插机器监视器的那个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laughs> 等拍完这个戏就结束那天，我才发现他最多三十岁。 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很慢， <laughs> 然后我呢又不好意思，就使劲就盯着人家看人家的脸，他到底多大岁数那种？他是黑人嘛，又不太好分辨年龄。对，就像他们看咱们都是小孩儿。对对对，然后我等拍拍完了，他跟我多说了几句话，和他那个我才发现他可能也就不到三十岁。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因为步履蹒跚，然后很慢。 那种我就一直这跟我过去得到的一个偏见也有也也也有不同。你看我过去以为啊，就说外国人是特别敬业，当然呢他们是准时准点，说五点钟下班，绝不给你多干一秒钟。对。但是人家在这个八小时工作之内，还是特别尽心尽力的。他很敬业错，但是他速度很慢呢。对，他非常认真。哦，他慢工出细活这种。对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这是他们跟中国很大的分别。就。 欧洲人跟中国人，或者美国人跟中国人的分别都在这，就是我们做的很快，对，有时候快到一个要超的地步，嗯，但是他们呢会做的很慢，但同时我觉得很奇怪， <coughs> 我觉得现在他们找到某种平衡工作跟生活的方法，嗯，就他能不多做就不多做，要做的话他做好，然后就慢慢做，然后不要让自己太紧张，嗯，呃，平常上班不紧张，下班不紧张，然后有留很多时间给自己。 自己该怎么生活，该怎么休息就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们是有时候太被工作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来说哈，比如说电影工作者和其他的工作白领，感觉的平时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是这种感觉，休息的时候就完全休息，是任何事情我都不做，但工作我就会很快，因为这是我的一个。 不像对，不像上班，就是你每天朝九晚五，你可能相对就很有规律，铁铁的规律。对，我们的习惯就是说，我们电影这个工作跟其他工作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快，就就是必须要快，因为你靠天吃饭嘛，所有东西都会影响你的进度。 <clears throat> 但是呢，在英国我的感觉是，电影工作人员跟一个白领，我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感状态有什么差别。 没错，就你你知道我说的那个感觉，他就是他跟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今天做的是这一项工作，我工作时间一样，我该喝茶的时间一样，对我只是说我是在做这个，我们是吃饭只有半个小时，没有什么可能拍到几点都没关系，只要导演他不睡，大家就全都可以拍这种。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工作跟做其他的工作，蓝领、白领。 时间长度和那些都是一样的。我那天才看了那个去年不是有个戏，今年有个戏，很多人称赞就那个《生命树》。那《生命之树》。对《生命之树》，我看那个导那个他的拍片的花絮，我觉得很有意思。就那个导演不是那个大哲学，是个哲学家嘛，Terrence Malick，他就讲到他怎么拍片呢？他每天去了之后，然后就看见有很多童星嘛，就像童星在那玩，他就坐在旁边看看看看半天，然后工作人员打灯什么，慢慢慢悠悠的，哎。 天黑了，走吧，然后就回去。 <laughs> 第二天又来，然后呢？忽然有一天看到那个女演员，可能跟孩子在玩的时候，她她她开机开镜，跟别的导演不太一样，她不叫，她走到旁边很近，几乎要进入镜头的距离，很小声、很温柔的跟那个演员 Jessica Ash， <laughs> <laughs> 他们。 然后我就看很多这种片，他们整个工作状态就是很慢、很迟缓。他是有个理性做底儿的。我我现在觉得呢，会不会咱们大陆成长起来的这个艺术家或者什么，还真要那么工作了呀？他会不会还就没激情了？ 有的时候，因为香港更厉害，不是？你看香港，我们我们的大陆同事和香港同事就表现着不同。我甚至认为啊，大陆同事有时候在一些非常规的工作条件下，嗯，他反而能有火花和这个这个对对对，有好的发挥啊，表现的很好。但是呢，你真让他像上班一样按部就班呐，他就很容易变得教条和找不着范儿了。没错，哎，这是不是各有各的风土人情啊？ 不是，我觉得我们是习惯，因为从我做演员的时候，在现场就是这感觉，就所有人都在抢抢时间、抢天气、抢各种东西，然后，所以我就习惯了这种，好像一一一做电影的，只要一拍戏，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这是现在典型的当今的中国人，到了欧洲就叫个什么呢？急惊风碰见慢郎中啊！香 <laughs> 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听说这次大英博物馆打开让你们进去随便拍是吧也没有随便拍，就是中国那个区。所以，我这也是刚大英博物馆呢。我觉得英国是个什么地方，就是说我一去啊，第一个反应是下次再来，因为你第一眼你就知道这不是你这趟能看完的，太丰厚了。哎呦，就是对你像随便一个大英博物馆，我听他什么介绍。嗯 哎，上次我听一故宫博物院的人讲，说当年台北故宫弄过去的，说六十五万件文物，其中呢一大半还是档案，什么真正的什么这种书画艺术品，可能就十万件。对，这大英博物馆呢，说六百八十多万种，说我们这馆藏啊，以至于平常要搞任何专项的展览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到别的博物馆去借，我们只要整理一下自己库存就能搞成。 我说这个自己攒的和抢来的真是不不同。 <laughs> <laughs> 你看，他光是东方艺术那一块就把人吓死了，关于中国的那一块就很厉害了。还有这古古埃及啊，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什么企图？我猜测啊，就比如说什么叫大片儿，好像是想，那么咱们就得尽量给大家多一点的东西，像他们玩战争啊，玩什么特技，玩什么，他这个这种亲密敌人。 玩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元素，好像是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尽量有的美景啊，或者是什么场景啊。你刚才那个 trailer 也故意打出来去了些什么地方，这样子是吧？因为反正就是我用我拍拍的这种片子，其实是比较娱乐的这种片子。然后我希望就是观众，你喜欢看故事的看故事，喜欢看人的看人，喜欢看景的你就去看景，就是给大家提供的元素多一点儿。 哎，真的，我觉得现在看电影的心态啊，我都分裂了。 <laughs> 我是个最好的观众，就是我能从垃圾里看出黄金来。就是他看蜘蛛侠都哭， <laughs> 没， <laughs> 哎，当然了，我看着蜘蛛侠关于做好人呢说，的，我就哭，我就感动。哎，我就觉得，哎，一个电影再烂，像这个好莱坞大片有的时候啊，我至少有一个收获呀。嗯，我当旅游。 因为你比如像那个什么达达芬奇密码那个啊，哎呦我一下看了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下看了意大利的教堂，因为他选的景啊都特别漂亮，是哪怕目前戏不好看，你看他的背景，哎也有收获。对，可是我好奇的就是看这个片花的时候，就你你拍这么几部片子，啊，好像风格都不是太一致，就我这个很好奇，因为有的导演他可能会想说要当一个作者，嗯。 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一贯的一个想法、风格，或者某种路线。你没有吗？我其实觉得拍电影主要是好玩儿，因为我没有那个，怎么说？我我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就是说我这个我是为了电影而生的，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要不一样，我才觉得有意思。如果我拍一个跟前面一样的，我就觉得我不会拍，就是我想要不一样。 就是从形式上也不一样，内容上涉及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其实是更多是比较玩儿的。但是不算账嘛，对这个赔了老板的钱，这个没压力吗？当然有压力了，但是我觉得不会赔啊！肯定你这他不会。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